No. Oh. 昨天我们一直在强调啊，不要在苦的一边，也不要，在乐的一边。那么有苦，就一定有乐，它是相对的。嗯，有好的就一定有坏的。啊，有，昨听说昨天大家。 很昏沉，有昏沉，就会有不昏沉的时候；腰酸背痛，有腰酸背痛，就会有不腰酸背痛的那一刻。所以你放心。老子龙不登台，老子兔不登台，老子狗不登台，外面的输球。 我们不管如何的腰酸啊，你手臂如何的痛， <coughs> 它一定会有一个啊结束的时候。它一定到了最大的限度，一定会减速。有骨折、折断、折断的，都有些有地方隆、方路，都没没隆，没得路，骨折、折断都没得。

悉达多王子就是发现了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，所以他就下定决心要寻求一条没有生老病死的路。跟我们现在在做的。 是一模一样的。你也像当年的悉达多王子一样，好好的来探求一番，如何才能从生老病死中彻底的解脱出来？我玛吉沙，内帕维利瓦，内玛奥盖斯南拉，奥盖斯南拉，若末者，昆隆，披 <coughs> 盖，内昆隆，披心盖。 如何从生老病死中，从这个生死中解脱解脱出来呢？啊，就是看到你的身，和看到你的心。这个身每天都在迷，这个心每天都在迷。 彻底的看清生的啊实效，彻底的看清心的实效，那么就是可以从生死中彻底的解脱出来。เกิมีที่ตั้งแห่งการกระทำ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รากายเป็นฐานม่ใติตั้งไว้เลยสร้างสภาพที่รู้ไว 我们的身身体啊，大家都坐在这儿，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体，不管是中国人、泰国人还是老外，啊，那么我们还有一个最最宝贵的东西，就是决心。你有决心吗？你的决心时时刻刻能提得起来吗？啊，通过道长的练习，就是要时时刻刻提起决心。 时时刻刻保持觉性，这个就是修行，这个就是修顿顿禅，这个也是可以找到骨头的真正的路。当路的徒，ไม่มีอะไรมาต่อรอง，อย่าเอาความแก่，อย่าเอาเพศ，อย่าเอาลัคนิการ，มันเป็นอันเดียวกัน，คือผ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。 我们不要对修行做任何评判，我们也不要啊任由自己啊去啊思维。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，好好的活在当下。 因为你的那些思维和你的那些评判都已经不是当下，当下的你就是在禅堂里，要好好的打一个七，啊，这七天每个当下也是不同的一个当下，大家好好体会一下这个，把你的所有的啊一些评判啊一些。 直的把它放下，在你的通过自身的实践中，好好的啊来做一个完整的解答。那么在第七天我们心得分享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有一些答案的。 龙盖、肉盖、不堕落；龙盖、盖盖、是法华之露，是那么，迷，大家每天都在迷众生嘛，不迷怎能有众生呢？啊，迷了不怕，重要的是你要看见你迷了，不是你已经迷了一年、五年，或者迷了。 大概半个小时，又坐在禅堂里，一直在啊迷某件事情，你还不知道。重要的是你知道它，看到它啊，不要责怪自己，轻松的把它放下，再回到当下的动作上来。啊，这之前加了一个“轻松”两个字，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。 别人说什么，你都不用相信，你自己实践，你自己找出答案。我说的话，你也不一定要相信，你通过自己的实践，你自己会有答案，因为你。 有迷就会有悟，有生气就会有不生气的那一天，有开心也会有不开心的那一天。刚才说有流眼泪，也会有不流泪的那一天。你通过自己的实实在在的、老老实实的修，你的答案会一一出现。 สอนผ่าเราไม่มีคำถ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ยังไงรูปเป็นยังไงเราจะรู้จักเลือกเป็นที่แรกมั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ไม่เป็นก็ศึกษาไปพบปะเข้าสัมผัสเข้าวันจะขยันรู้ไปเลยตามธรรมชาติ你不怕，通过这些天的修行，你你不用怕，你会发现你的觉性的力量是那么强大。 一念觉性提起，所有的任何一种境界，任何一种念头，啊，它都会变得淡淡，已经没有什么味道，没有我们之前把它看得那么重，啊，所以觉性是无价的。你只有让你这个觉性，啊，把它培养的越来越强大，不断的觉知觉知，在觉知中你会得到。 所有的一切。จึงมีวิชาจึงมีวิช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ในวันเพ็ญเดือนหกหลงพุทธศก ผ่านมาแล้วสองพันห้าร้อยเก้าสิบกว่าปีนั่นก็คือวันนี้ของพวกเราไม่หนีไปไหน ถ้าเราหลงก็คือหลงถ้าหลงเงินหน้ามันถ้าไม่หลงเงินหลังมา มาอยู่ที่เดียวกันนี่เราว่ากรรมาฐา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นันเลยถ้าหลง อันความ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าแล้วสองพันห้าร้อยเก้าสิบกว่าปีก่อนปฏิญพานหลังปฏิพานเนี่ยสองพันห้าร้อยห้าสิบสอง มาไปอีกสี่ห้าปีบวกเข้ามาเป็นสองพันห้าร้อยเก้าสิบเจ็ดปีธรรมศาสตร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สองพันห้าร้อยเก้าสิบเจ็ดปีแล้ว แต่ก็เป็นวันวิช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วิช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ในวันนั้น释迦牟尼佛找到真理，从那一天到现在，两千五百 九十二年，九两千五百九十二年，这个法没有消失，依旧存在在这个人世间，那就是我们现在在修的东西。刚才老和尚用手比喻，我们的迷就是手心。 我们现在如何让自己的手心变成手背？手背就是物，从泥到物就是这么简单。只要你能翻过来，你就做到了。เราไม่ต้องสงสัยโดยร่างกรรมฐานไม่ใช่ของมันเป็นของเข่าแก่ 迷不怕，一直在讲迷，迷不怕。我们现在在观身，由观身直接清清楚楚的可以看到你的心念。你借由观身。 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的念头，那么，等你看到了你的身，看到了你的心的时候，你就轻轻的将你的迷变成知道，将你的迷变成真正的悟，啊，这就是休息。啊，啊，呀都不知哪，能弄懂呢？ เวทนาสุขทุกข์มันหลงตรงนี้คิดที่มันมีความคิดนึกมันหลงตรงนี้เราก็ทำอาการเกิดขึ้นมันหลงตรงนี้ถ้าไม่หลงสี่ด่านนี้ก็ไปได้รุดไปรุดไป那么我们还是在四念住上下功夫啊，身、受、心、法啊，这些天 会对身和寿，还有心看的清清楚楚啊！清楚的同时，你的智慧会提高，会产生。那么法自然而然就在我们心中了啊！这个法是怎么出现的？智慧是怎么产生的？就是既有我们不断的看自己的身，不断的看自己的心。

觉知，你能觉知到你自己吗？你能觉知到你的身和你的心吗？如果你能觉知到，那么到了最后，到了最终，到了最后，还是这两个字——觉知。这两个字觉知可以带大家走到尽头。 如果你没有觉知自己，如果你没有决心，那么你每天都在造业，因为你是你的。 执迷的众生每天都在造业，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把它培养觉性啊，让你的觉知力不断的强大。这时候，造业的那个人变成了充满了觉性、充满了功德福报的人。เมื่อมีสติมีสมาธิมีปัญญาก็เป็นมประกอบไป

你才能持好。那么大家再修一段时间，大家可以考虑一下，什么叫真正的戒啊？定，我们在这里把定讲成决心。只要你有了决心，一切你都拥有。那么我们讲的戒、定、慧。 大概明白其中的意思吗？啊，这七天内大家可以好好的品一品。ก็นั้นก็เป็นกรรมธรรมของเราแท้ๆไม่ต้องอ้อนวอนอะไรหรอกเป็นกรรมฐานเป็นวิธีชีวิตศักดิ์สิทธิ

有的人很喜欢说话，很想说话，很想说话，看到了自己，决心提起，觉知到自己，看到自己，哎，没什么话可说。啊，有的人很想，啊，很喜欢造业，那么一念决心提起，不会去做，啊，这个造业的心念变成了执假。啊，所以刚才讲。 迷，觉知自己知道；生气，觉知知道；啊，腰酸背痛，觉知知道；啊，心念一直外流，觉知自己知道。把一切都变成知道，能知道的这一念心就是觉心，觉心是无价的。哦，快别发。 จะเป็นผู้ใหม่ผู้เก่าก็อย่าแปลความใหม่ความเก่าแต่ว่าถ้ามี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ก็ใช่ได้นะถ้าผู้เก่าไปหลงอยู่ก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หลังทิ้ปัญห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 ไปห้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ก็ไปถูกต้องอย่าไปห้ามมั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ความมันคิดก็รู้ได้ประโยชน์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ที่มันหลงนั่น มันคิดอะไรรู้จะกลัวมันได้ประโยชน์จากความคิดให้มันคิดลงไปบางทีแปลผิดเราถูกกับความคิดมันก็ ไม่ใช่ปัญหาเป็นปัญญานะ我们做的这个禅堂里面，有的是断魔禅的老修行人，有的是断魔禅的新学员。 我们不用坐在这儿思考自己是老的还是新的，老的跟新的在我看来都一样，因为都还迷着。可能修行了的人，已经学过用神的人，迷的比较少一些；没修的人，呢，刚刚来的新学员，呢，可能迷的比较多一些。但是。 迷和悟之间，只是一瞬间，只是一刹那。谁用功，谁就先达到目的地；谁浪费时间，每天放纵自己，放纵自己，你就会比较慢，很有可能你也找不到目的地。所以，就是一个迷和一个悟。 อย่าไปเอาผิดเอาถูกกับความสุข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อย่าไปเอาผิดเอาถูกกับความหลงความรู้ให้เราสัมผัสเอา มันผิดก็รู้ได้ อย่าไปถือว่าผิดนั้นหลงก็รู้ได้อย่าถือเอาว่ามันผิดให้หลงเป็นรู้ให้ความอะไรต่างๆ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ไปทั้งหมดเลยให้ถือว่ามีปัญหา 我们不要在苦和乐中寻求一个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苦不一定是错，乐也不一定是对。从第一天就一直跟大家。 不要落两边，苦把它看得淡淡，乐也把它看得淡淡，我们就站在中间，我们就在中间来看一切的苦乐。 มกันนะเห็นมันหลงไม่ใช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หลง เห็นมันรู้ไม่ใช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รู้ มันก็เห็นการ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ป็นการเป็นองค์มรรค เมื่อเห็นเราก็หลุดพ้น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็หลุดพ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หลง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ก็หลุดพ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 เห็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ก็หลุดพ้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นี่เป็นองค์มรรคแท้ๆนะ 迷，用迷了觉知，知道一念知道一念觉知，你彻底的从迷里面解脱出来。下一念，突然想起一个什么事，生气了，看到他，看到他，不要成为他，不要跟随他。 这一面知道，这一面看到，这一面看见，彻底的从你的身心气中解脱出来了。看见，看见，看见。重要的是你要看得见，不是坐在那儿一个念头带着你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的去思考一件事情，那都已经成为过去了，不当下。 重要的是你能不能看见他？刚才王我老师一直强调，你通过觉知你要看见他，不要成为他，不要变成那个苦的人，你要变成那个觉知的人，而不是跳到里面去跟他一起苦，跟他一起乐。看见他，不要成为他；看见他，更不要跟随他。 如果我们觉性不断强大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的这个身，所有的这个身体上各种各样的变化。 用你的觉性去观它，去看它，去觉知它。身体当然方便，很清晰呐。然后身体，坐了那么久，坐久了，坐累了，坐久了，坐久了，坐久了，坐久了，坐久了，坐久了，坐久了，坐久了，坐久了，坐久了，坐久了，坐了，坐久了，坐久了，坐坐了， 做手部动作做了一会儿，手酸。可是当我们敲一进冰的时候，你走出去堂不痛了。啊，它为什么会这样不停的变化？啊，我们的身每天都在表演一个苦和一个无常给大家看。好，各位法。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บังคับไม่ได้เนาะไม่อยากให้มันเจ็บไม่อยากให้มันปวดไม่อยากให้แก่ 做时间久了，好痛啊，好酸啊，好不舒服啊！啊，心里产生了苦啊，这个苦清清楚楚的在身体上面体现出来。那么像刚才讲的，刚坐下去很舒服，坐大概五十分钟、四十分钟，每个人都要酸背。 为什么它变了？那么再敲一声隐性钉，你走出去了。为什么它又不痛了？这个苦和无常清清楚楚的展现给大家。为什么它是苦的？为什么它是无常的？你会发现，你没有办法控制它。刚才师傅又讲到，你不能控制它的这个东西，就是。

我们在身上面清楚的看到了苦、无常、无我。那么借由观身，你就清清楚楚的看到你的心念。你的心是不是在当下？你做的每个动作上，进行的时候，你的心是不是在你的身体、你的腿、你的脚在进行上当你的心念跑到外面去？

这回我们再讲一讲心。刚才身我们已经讲了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苦、它的无常、它的无我。那么心，为什么你希望自己能每一时、每一刻都活在当下，不管做手部动作还是心情？可是它一会儿…… 你的心念就跑了这件事情，一会儿你心念就跑了那件事情。前面有个人动一动，你跟着他跑；前面有个人打个嗝儿啊，打个哈欠，你又跟着他跑。为什么他不能一心一意的就一直在你的当下的动作上？这是，一直要强调的。为什么你控制不了他呢？

心上苦，我就不多给大家讲了。每个人都一样苦。师说他自己也有苦。每个人为什么会来到这个世界上？就是因为你的苦和你曾经造过业，所以你才来投胎，变成这个样。 那么西藏的苦，大家每个人这么多年来，啊，二十年、三十年、四十年，也应该品的差不多了吧？คนอาการที่ทุกข์จากสิ่งนั้นคนทั่วไปก็รู้ แต่การที่ทุกข์จากการที่มันมันทนอยู่ไม่ได้ จิตมันทนอยู่ในสภาวะเดิมไม่ได้ จะสุขก็ดี จะทุกข์ก็ดี มันต้อ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ไป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สภาวะทุกข์ของจิต เหมือนคล้ายๆน้ำแข็ง 是有一个极限的，一点点的苦和一般的苦，我们大家都能承受。等苦到了一个极限，做一个比喻，就像一块冰块。 放在太阳下面，这个冰块它能支撑一段时间。当强烈的太阳光照射它的时候，它实在支撑不住了，就慢慢的融化我们的苦到了一定极限，所以每一位都产生了出离心，也都产生了对如何离苦要好好的研究一番的这种心念，所以。 在座的各位今天都坐在这个禅堂里，苦大家已经啊忍的差不多了，是吗？那么我们坐在这儿要研究的，要探索的就是深。 上的苦、无常、无我。然后呢，再就是心上的苦、无常、无我。นี่แหละคือกฎ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ของกายของจิตของเรา แล้วก็เป็นกฎ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ของทุกสรรพสัตว์ของทุกสรรพสัตว์ของทุกสรรพชีวิต ของทุกอย่าง ไม่แต่อาคารบ้านเรือนนี่ก็ 苦，常无我，不是你一个人才有的，每一个人都有。中国人、泰国人、美国人、德国人、英国人，就连一只小蚂蚁，就连一只蜘蛛，所有的六道轮回众生都有。 不是你一个人苦，这么多六道轮回众生都陪着你苦，它是自然的，它是自然的一个现象，自然的一个状态。那么苦不是重点，苦不是重点。觉性提起，每天生活在觉性里。 生活在当下，你才能达到觉醒圆满，你才能走到终点。นี่ะ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ก็ดีหรือเราก็ดี ถ้าเข้าใจกฎของธรรมชาตินะ เราจะ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กาย 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ใจ 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พราะคนอื่นเนี่ย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เราเข้าใจเขาเราก็อยู่กับเขาได้ อย่าง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อยู่กับเขา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ไม่ขัดแย้งกัน 苦现前了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跟苦在一起，可以自在的跟苦在一起。无常现前，没关系，我们修就是要修这个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自在的跟无常在一起。啊，什么事情的啊突发，我们都可以自。 不管如何苦，啊，不管无常如何的，啊，每天的表演给我们看，我们都可以自在的跟他在一起。用什么自在跟他在一起？觉知和觉性。觉性强大了，你可以非常自在；觉性比较弱，那你就是在这个苦和无常里不停的打转。 แต่ในตอนแต่ในตอน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นะ ให้ดูความรู้ที่ได้จากการฟังพวกนี้ก่อนนะลืมทุกสิ่ง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สนใจแค่การเคลื่อนไหวของเราบางทีถ้าเราไปคิดหาคำตอบ คิดที่จะคอยดูว่าเมื่อไรมันจะเที่ยงเมื่อไรมันจะ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มื่อไรมันไม่ใช่ตัวตนไปคิดหาคำตอบ อันนั้น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หลงหลงไปอยู่ในความคิด ไม่จะ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รื่องธรรมะนะก็ไม่ควรคิดนะ ให้สนใจแค่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ไปก่อน 从早上啊凌晨五点，一直到晚上八点半，这七天，你的所有的身和心。 昨天又有其他的居士啊，出现一些境界了，那么啊，想告诉大家的是，不管好坏的境界，我们都不要理他。师父讲这样一句话：好的都不要，更不要说。 希望大家能记住这句话：好的都不要，更不要说不好的。千万不要坐在这儿期望得到一个什么，你越想得到一个什么，你越不可能拥有。你放下的越多，你发现你可以拥有一切。那，他们俩，类似像人没懂个啥，那，像人傻。 你就坐在这儿，老老实实的知道你自己，老老实实的知道你自己，而不是像以前不喜欢的，尽量不想去知道。 专门去知道，专门去品味那些你喜欢的东西。现在不了，老老实实的，哪一面心是好的，哪一面心坏的，不管什么样的念头来了，老老实实的去知道自己，老老实实的在这老老实实的修。มีนี่ค่เต็เรื่องหนึ่งคบมี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์เขาไปหาอาจารย์เที่ในญี่ปุ่นนะ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์ พบความรู้พบความเข้าใจไปมากมายกับจะไป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ไปทดสอบ ทดสอบกรรมฐานกับอาจารย์เซนอาจารย์เซนก็เลย ดินน้ำชาให้นะดินน้ำชาแล้วก็ดินน้ำชาเจอทั้งมันล้นแก้วก็ยังไม่ยอมหยุดสักทีอาจารย์เซนก็ดินไปเรื่อยๆ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์ก็ตกใจทำไมไม่หยุดดินน้ำชาสักทีเพราะอะไร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ศาสตราจารย์ เอาความรู้มาเต็มหัว เอาสิ่งที่ตัวเองรู้มาเต็มแก้ว ไม่ยอมเปิดรับสิ่งใหม่ๆทุกทีนะเราก็จะเป็นแบบนั้นต้องทำเหมือนคล้ายๆน้ำชาที่เหมือนแก้วที่มันว่างเปล่ารองรับสิ่งที่เป็นธรรมะเรียนรู้ตายเรียนรู้ใจอย่างเป็นจริงมันจะได้ไม่เป็นน้ำชาบนแก้ว以前曾经有个公案，一位修行人啊，去 到了那个地方呢，啊，这一位啊有德恨的老和尚啊，就清楚的看到了这个修行人，啊，就像一杯充满了水的这个茶杯，他的水在茶杯里满满的，啊，已经很满了，所以这个老师没有办法再把。 他的水倒给他，怎么说他都听不进去。所以老师说，所以刚才师傅说，我们应该做一个空茶杯。做一个空茶杯，不是让你相信我讲的话，不是让你相信任何一个人讲的话，你只是像刚才讲的。 老老实实的，借由你观自己的身，你观自己的心，来找到答案。你不用相信任何一个人说的话，你只你只是从你的自身上的无常和苦中来找答案。ทำไมพุทธศาสนาทำไมธรรมะมาอยู่ที่ ตะวันออกมากกว่าตะวันตกเพราะว่า คนตะวันออกเนี่ยคือคนที่มีชีวิตที่เรียบง่ายมีชีวิตที่ไม่คิดมากนะถ้าเราไม่คิดมากถ้าเรารู้ซื่อๆไปเนี่ยธรรมะจะมันซึมเข้ามาจิต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ได้ง่ายนะ嗯，为什么佛法在东方 在东方比较兴盛，尤其是在亚洲。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佛法并不兴盛呢？就是因为东方人比较生活比较朴素，没有西方人那么奢华。那么，一个越简单。 越朴实、越朴素的人，越容易休息。放下你所有的身段，放下你所有的过去的一些习气，好好的来审视一下自己。刚才也讲了，好的念头，坏的念头来，清清楚楚的知道。 รรมะมันมีอยู่ในตัวเราอยู่แล้วนะ มันมีอยู่แล้วแหละแต่เพียงแต่ว่าไอ้ความไม่รู้หรือความหลงมันมาบางไปมันคล้ายๆมันปิดหมวกไว้ก็บางมองไม่เห็น พอ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เองก็เปิดตามาเห็น แต่มันเห็นครั้งสองครั้งมันยังไม่เข้าใจก็เห็นได้บ่อยนะเห็นได้บ่อยบางทีความหลงก็เข้ามาแทรกได้บ่อย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เราก็ต้องเปิดเปิดตาขึ้นมาบ่อยๆ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 พอเห็นมากๆเห็นจนกระทั่ง 我们一直跟大家说保持觉性，一直跟大家说你要时时刻刻的觉知。其实能知能觉的这一面心，其实觉性人人本具。其实佛性也是人人本来。 具有。那为什么你现在觉性不是那么强呢？那为什么你现在看不到你自己的善和恶的念头呢？因为刚才师傅做了一个比喻，因为你被你的所有的迷障蔽着，他就用他的帽子啊上了他的眼睛。没有修行的人都是帽子。 嗯，盖着眼睛，每天生活在黑暗中，心是黑暗的，心看不到光明。那么我们现在要说的、要做的是什么？他刚才又把帽子拉上去，哎，看到一点光了。但是呢，你会发现，你每一个时段在这禅堂里修的过程中，哎，它又会关上。 这就是你过去生、过去世，还有你生活在这世界上三十年、四十年、五十年的所有的习气，它又会涌上来，那又把你给盖住。这时候你再用功，再不停的觉知，哎，你又看见了，又有一点光明出现了，然后它会不断的下来，打开，下来，打开，黑，黑暗，光明，黑暗，光明。 当你真正的把你这个帽子再也不会掉下来，来障蔽你的觉性的时候，你就真正的见到了大光明，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觉性光明大放光芒了。 <coughs> 啊，为这个的观念，太说多少都没有用， <laughs> 说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，说五年、十年，有的人修行六十年。 还没有悟到一点点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不老实，没有老老实实的去看自己，没有老老实实的在自己身上下功夫。这七天，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自己身上，把自己看得彻彻底底，明明白白？ ป็นนะอย่าไปเอาความรู้นะกรรมฐานฝึกให้เป็น ไม่ใช่เรียนรู้เรื่มันทุก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แต่ก่อนเราเป็นผู้ทุกวันนี้เห็นมันทุกมันจะ มันจะอะไรก็อะไรก็จะอยู่ตรงนี้ไปหมด เป็นการเฉลยไปทั้งหมดเลย เรายังสำคัญตรงนี้เป็นคู่มือใน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 บางคนแปลมีปัญหาก็ความคิดเฉยๆ ไม่ใช่เห็นมันคิดนิดหน่อย ความคิดก็ไม่ใช่ยิ่งใหญ่แต่ภาวะที่เห็นเนี่ยยิ่งใหญ่กว่า以前呢，我们是每天都做那个迷的人，不管 所有的念头来骗我们，我们都跟着他跑。好的，坏的，念头一出现，我们就去造深业、造口业。你发现了吗？深业、口业都是从意业开始。你没有说话，你心里想什么，别人不知道。 说来了，万马奔腾，你控制不了它，你就去做。做完了，你又来这个人世间轮回。来到这人世间，你的念头又来了，然后你又去做，做了，然后下一辈子你就再来。六道轮回就是这样。 什么是业？讲了一个早上，大家搞清楚了吗？什么才是真正的业？业就是你的念头，你的每一个心念，就是你业的根本。啊，我明白了。对。嗯。对，对 ังไงก็อย่าเอาเวลามาเป็นกำหนดชีวิตเราเกินไป แต่ว่าเราเป็นแค่เวลา ไม่รู้อะไรปล่อยรู้เวลาว่า 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ก็เช่นกัน เวลามันหลงโอกาสที่รู้ตรงนั้น เวลามันทุกโอกาสที่รู้ตรงนั้นนันก็จะเหนือการเกิดเจ็บจะตายไปเลย เพราะความหลงหรือเข้าไปเป็นผู้หลงนะ

以前念头一来就跟着跑，迷在里面，多少生多少世，我们就不用去研究它，它是过去的事情。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时时刻刻行住坐卧都知道的人。当你每一分每一秒时时刻刻行住坐卧都知道自己的身、自己的心。 你跟佛菩萨没有任何的区别，这个就是带我们走到终点的东西，不停的知道，知道，啊，这个也是所有的十方众生应该学习的东西。 ถ้ารู้วันนี้วันข้างหน้าจะเป็นของเราวันนี้ถ้าเราเห็นวันข้างหน้าจะ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เห็นเห็นมันตาย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ก็บมันใช่วันนี้วันนี้เป็นวันข้างหน้าของเราอาจให้เป็นก็ทุกคนต้องเกิดเกิดเจ็ตายแน่นอนต้อง 我们在做手部动作和惊喜的过程中，所有的境界，你看到的自己所有的境界，它都是真的，是你从书本上。 学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五十年、八十年，都学不到的东西。而且这个东西非常好用，尤其是在关键时刻，我可以向大家保证，绝对能派上用场。啊，因为你当下在禅堂里，你就时时刻刻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那么你回到日常生活当中，再不停的去练习。 让你的决心成一个链，锁链、绳链，一环一环一环的扣在一起。当你的决心真的能做到如愿，每一环都扣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切都结束了。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一切都结束了。

เราจะเห็นทุกอย่างเป็นเช่นนั่นเองแปดหมื่นสี่พันอย่าง เป็นเช่นนั้นเองไม่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กับเวไามีเท่านี้不要因为什么而成为一个什么。 不要因为苦而成为苦的人，不要因为乐而成为乐的人，不要因为自己做对了就成了那个对的人，不要因为自己做错了就成为一个错的人。每天都想看见他，觉知他，看见他不要成为。 你跟觉性在一起，不是跟那个假我在一起；你跟觉性在一起，不是跟那个假身、假心在一起。觉性源人本具，佛性源人本具。我们在这几天好好的把它挖一挖，好好的找一找，时时刻刻。 的决心在一起。